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集，庭院里与世隔绝，洛涵和林青霄在这里过了一个冬天。等天气放暖后，才继续上路。他们兜兜转转，不知不觉进入鸟族领域。 天界虽然不干涉各族内务，可是各种族定址时还是会排斥异族，同族抱团尤其是鸟族这类群居恋家、敏感的种族，会刻意和大陆系种族隔开。久而久之，鸟族就形成一片专门的聚居地。天界西南有一片云海，气候温暖，草木繁茂，非常适合鸟族生存。 朱雀、凤凰、仙鹤、重鸣鸟等，都定居在这一带。进入鸟族区域后，明显周围雾气变大，气温也湿润起来。洛寒问：“云州是不是就在这一带？”“这里是凤凰族的领地，梧州。朱雀族并不在此处，不过已经不远了。云州就在梧州西南方。如果你想去云州，我们可以就近改道。”洛寒想了想，摇头。 罢了，前不久才刚见过叶子楠，没必要特意找过去，随缘吧。能遇到他最好，遇不到就算了。林青霄完全不想在队伍中加第三个人，于是并不多说。如果可以，林青霄想把吞元兽也一并扔出去，实在太烦了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梧州的风土人情和中山截然不同。 相比于中山那种冷冰冰的竞争气氛，梧州明显要有人情味儿的多。久闻梧州李泉酒好喝，洛寒慕名而来，拉着林青霄去酒楼吃饭。洛寒点了梧州特色菜和两杯李泉酒，兴冲冲的递给林青霄：“啊，据说这种酒是凤凰族的秘方，其他地方都做不出来，你尝尝。”林青霄并不喜欢喝酒，他拿起来闻了一下。 并没有继续喝。洛寒抿了几口，察觉林清霄的酒杯没动，问：“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吗？如果我没记错，龙族不是天生酒量就很好吗？”“我不喝酒。”林清霄淡淡的说，“喝酒既不能提升修为，也不能饱腹充饥，整体而言毫无用处，还会降低反应能力。无利而有害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做？” 他的声音平静淡然，可见他并不是有意独树一帜。他真的是这样想的。洛寒又啜了口杯中酒，慢慢的说：“哎，你这么在意效率，那我们聊天毫无营养，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，岂不是更无用？”林清霄立即说：“这不一样。”哪里不一样？洛寒追问。 还不等林青霄回答，外界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。洛寒和林青霄停止谈话，齐齐朝外看去。这震动范围极大，且后续余波不断，所有人都被这个变故吓到了。大街上到处都是惊慌的人群。过了一会儿，消息慢慢在人群中散开。云中城外发生一场地震。 震感平息后，震源中心浮现出海市蜃楼，看里面景象，仿佛是某个古遗址。震感过去后，城中所有人都在讨论刚刚的地震，消息灵通些的已经知道了这场地震的原委。所以刚才的震感是因为云中城外出现了古遗址啊？呃，看着像了。 店小二站在包厢中，眉飞色舞的为洛寒和林清霄两人转述外面的消息。刚刚并不是地震，而是古遗迹现世。据内部消息说，那个古遗迹很可能是中古时代的。店小二说完，期待的看着对面。然而他面前的两位客人反应平平。那位清冷好看的仙君毫无波动。女仙子应了一声，但也仅是如此。哦。 然后呢？店小二吊了半天胃口，完全没想到对方竟是这种反应。店小二不得不重复一遍：“啊，仙子，那可是中古时代呀！您知道中古时代吗？就是仙魔打了一千万年，全民皆战的那段时间。”我知道。洛寒伸手指住店小二的话，说道：“我当然知道中古时代是什么时候，但是这个古遗址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啊？” 店小二语塞，他挠挠头，摇头说：“嗯，这小的也不知啊。”店小二所谓的内部消息，其实是从街上打听的，他亦是人云亦云，哪里清楚其中原委呀？洛寒也不再为难他，给他发了赏钱，就打发他离开了。店小二千恩万谢的离开。等人走后，洛寒问：“这个遗址真的会和中国有关系吗？” 林青霄轻轻摇头：“没有见到遗址真容，我也无法确定。但是吴州原本并不是这个样子，自古以来这里地质变动频繁。如今无云十六州适合鸟族生存，就是因为地下有丰富的古植物根茎和枝叶，适合树木生长。如果当真是古遗址，出现在吴州倒也合情合理。”听林青霄这样说，洛寒心里已经信了六成。洛寒说。 是不是真的遗迹？我们去看一眼便知。反正我们也没定接下来去哪，不如就去云中城吧。林清霄无不可，点头应允。洛寒兴致勃勃的问：“云中城是什么地方？”云中城是吴州的都城，凤凰族王宫所在地。林清霄缓声解释：“凤凰族非梧桐不栖，故而取名吴州。凤凰族是群居。” 很注重家族和传承，他们的王族更是全梧州信仰所在。所以凤凰族的王宫极其重要，那不只是王城，更多的是凤凰族的象征。而梧州又地理变动频繁，他们为了保证王宫不被毁坏，就在云中建立都城，故名云中城。洛寒听着则舌，在云中建都，不提最开始建成的钱，只说每年维护。 就该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了吧？凤凰族这么有钱？啊。林青霄不置可否。他们的王室应当是有钱的。洛寒身处梧州，能感受到梧州平民对凤凰族王室的拥戴。这种拥戴并不是因为王室成员有什么个人魅力，民众更多的是爱一个符号。这么多年，凤凰举国供应王室。 一代代积累下来，王族应当积攒了相当不菲的资产。洛寒感叹完，突然凑近了，怀着一种八卦的心情问：“那你们和凤凰族的王室比起来，谁更有钱？”林清霄看着洛寒，了然地笑了笑，轻轻点他的眉心：“ <laughs> 胡闹！凤凰族的资产，我如何得知啊？”“我不信你不知道，龙族代代出天帝。” 每年税收都从你们手底下走，天界还能有你们不知道的事情？哎，你偷偷告诉我，我不会嫉妒你的。嗯，凤凰族的王室诚然养尊处优，然而他们吸的是国民的钱，龙族吸收的可是全天界的钱。龙族爱财真的是天性，他们的产业遍布仙界。要不是洛寒这次和林青霄出来游玩，他都不知道中山竟然有这么多外产。 从园林、田地到酒楼、拍卖会，黑白两道都有他们的资产。洛寒兴冲冲地打听，林青霄想了想，最后说：“其他家族我不清楚，但是仅中山而言，凤家恐有不及。风是凤凰王室的姓。”洛寒对这个答案一点都不意外，他继续问：“差得多吗？”林青霄很淡然地点头：“很多。” 林青霄说：“差很多，那就是至少差一个量级了。”很好，洛寒还是被戳痛了，他默默捂住心口说：“以后这种话你还是不要告诉我了。我以为我可以平常心，但是现在发现我不能。”林青霄失笑，拉过他的手说：“别闹了，走吧，我们去云中城。” 他们已经进入无州地界，距离云中城并不远。七天过后，洛寒和林青霄就站在云中城外。云中城不负其名，整座城池都修建在云层之上。因为云端空间有限，凤凰族的宫殿不像龙族的一样恢宏庄严，可是极其精致华美。宫殿用白色的石柱高高撑起，穹顶挑高。 最上方修建出圆形弧顶，顶端伫立着振翅欲飞的凤凰鸟。所有宫殿都用白色的巨石雕刻而成，据说这种石头轻而坚固，万年不腐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贵。从云层下可以看到白色的宫殿群，圣洁精美，高低错落，掩映在云层中，如神迹一般。 宫殿群之外环绕着其他建筑，因为地形所限，云中城所有建筑都是轻巧精致型的。云层之间有白色的浮桥相连，在空中晃晃荡荡，也就是鸟族才敢走这种桥了。云中城四个方位各有一条栈道铺设在云层和地面间，平时出入城就从这四条路走。洛涵顺着正东方位的栈道而上。 最开始还是石阶，后面慢慢变成云梯，不断在云层间跳来跳去。这种程度的飞行对洛寒来说轻而易举。洛寒站在云层上，看着四周上上下下的人群，觉得十分稀奇。他抬头望向不远处恢宏圣洁的云中城，感慨说：“哇，真是壮举！这样独一无二的城池。” 为什么就没有成为仙界名城呢？因为他注定不会成为一座大城。林青霄站在洛寒身边，长风将两人的衣服吹得猎猎作响。他说：“云中城受制于地形，没有办法扩大规模，也没法容纳更多人口。无论从商还是旅游，都无法发展。云中城看起来名声大，但是每年投入的维护费用远大于城市总收入，年年亏损。” 却还要年年投入，也就是凤凰族会做这种事情了。洛涵点头，确实，建在地面上可能会产生地震损失，但是维护云中城的花销更大。然而，对于凤凰族来说，他们甘之如饴。相比于贴钱，他们更无法接受信仰神殿被震倒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